现在收听的是九八新闻台，FM 九八点一，News 九八，台湾全民广播电台。现在时间清晨四点整。 时时刻刻抱新闻，听见全世界，全世界。 Nonstop，不会停。Music nonstop。欢迎收听九八新闻台 FM 九八点一九八音乐风节目，我是今天晚上的客座 DJ 蔡怡蓉。今天晚上的主题，我想聊聊那些不可言说的事情，虽然不可言说，还是必须要说。 这首歌是 Alan Parsons Project 的《Frodianna》。《Frodianna》是一出呃，有着专辑音乐的模式，可是却是以音乐剧的方式呈现。这首《Frodianna》呢，它其实说的是一个故事，这故事挺有趣的。有一个男人，他参加旅行团，参观位于伦敦的弗洛伊德博物馆。闭馆的时候呢，不知怎么的，他心不在焉，就被反锁在这个博物馆里面。博物馆夜惊魂。 这是一定要的。于是呢，他只好躺在佛杯杯躺过的，就是弗洛伊德躺过的躺椅上，看弗洛伊德的著作，打发时间。等到他入睡之后呢，弗洛伊德的经典病例里头的病人一一登场，对着他诉说自己的故事。《f r o d i a n a 呢是 Alan Parsons Project 的第十一张专辑。那这个团体呢很有意思，他们活跃在七零年代的中期跟八零年代。 他们的音乐实验性很强，那被归类在所谓的前卫摇滚，称之为 Alan Parsons Project。他的乐团成员呢，主要就是有一位叫做 Eric w o l f s o n 跟这位 Alan Parsons 这两个成员。那名为 Project，你可以想象它就像是一个计划一样。他们这个计划里头邀了很多英国的歌手，呃，来参与。 演唱，那每一首歌曲都有一个故事，一个情节。呃，这两位是固定班底，就是刚才的 Eric Wolfson 跟这个 Alan Parsons。那他邀请很多歌手、乐手来客串，呃，就好像邀请朋友一起来做一个实验、同乐的感觉。那我们先讲这位 Alan Parsons，因为这个乐团就是以他为名，也可以看出由他主导音乐的这个风向。 Alan Parsons 呢，从十八岁开始就担任录音助理，也参加过很多张经典专辑的录制音录制工作。比较经典有名的，就是 The Beatles 的 Abbey Road 跟 Let It Be。那让他成为录音界大哥大的成名作，就是 Pink Floyd 的 Dark Side of the Moon《月之暗面》这张专辑，我们待会也可以听到这首歌。那我对。 Pink Floyd 说实在不是非常熟，但是我知道这首《The Dark Side of the Moon》是经典中的经典。那嗯，比较惊人的数据可以知道的就是，大概大概从发行以来，连续三十二年都在排行榜里面，所以称之为经典中的经典，应该是不为过的。再回到 Parsons 这个人呢，因为他是乐坛的重量级人物，后来呢。 着手成立了跟这个 Eric Wolfson 成立了这个组合。那这个 Eric Wolfson 呢，他是一个苏格兰的乐手，呃，他也是一个呃歌手。那他们两个呢，对文学跟建筑都有很强烈的兴趣。比方说，我觉得他们两个做这个组合这个 project 完全是阅读跟诠释的概念，所以我对这张专辑特别有兴趣。他们等于是用音乐来写论文，用音乐来解析文本。 他们解读侦探悬疑小说的祖师爷爱伦坡，解读科幻大师艾西莫夫，也解读建筑鬼才高地的作品。那其中最为人熟悉、相对商业行销最成功的，就是这一首呃这一这一张《Flo Diana》。这张《Flo Diana》呢，其实事实上，Alan Parsons 跟 Eric w o l s o n 在。 第十张专辑之后，他们两个人就结形式上结束了合作的关系。事实上，这个 e r i c w o l f s o n 的第一个音乐剧《f r o d y Ann》原本计划是，呃，第十一张专辑的主题，但它只是形式上的第十一张专辑，因为因缘际会之下，他转为跟一位呃 Brian Broly 合作。Broly 是百老汇音乐大师那个安德鲁·韦伯的合作伙伴，那他们两个曾经合手打造了《猫》这个剧嘛。 那他们两个的合作呢，到最后呢，也不能说是非常的，就是也最后也闹得有点不欢而散，也闹上法庭了。总之，为了音乐的风格，因为两个人都非常的各持己见，那这个不在话下。但这张专辑呢，在推出之后呢，就相当的引起了一阵轰动。那里头探讨了弗洛伊德的。 呃，一些主要的理论，伊底帕斯情节，然后恋母情节、恋恋父情节，呃，以及几个，就像我们刚才听到的那一首引领的曲子《弗洛伊纳》里头呢，有提到几个经典的案例。那这几个经典的案例呢，我觉得都可以挑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比如说，他提到就是博物馆夜惊魂，被锁在弗洛伊德博物馆里头的那个男人，睡着之后，一一上来找他的那个弗洛伊德的经典病人呢，包括。 一位叫做小汉斯，小汉斯呢是一个活泼开朗的小男孩，他从小就受到父母的宠爱。他大概三四岁左右开始，他对他的小鸡鸡产生了强烈的兴趣，然后开始把玩。到了四岁之后呢，他对他新生的妹妹产生强烈的嫉妒之意，而且跟身边的男生女生的小玩伴产生了各式各样的恋爱关系，引发了父母亲的忧虑。他快满五岁的时候呢。 突然间对马产生了强烈的畏惧，畏惧到不敢出门，害怕街上的马会咬他。那一路延伸到对马车也感到害怕。那弗洛伊德呢，借由小汉斯的案例，告诉了我们阉割威胁、一体霸斯情节，还有潜在孩童早期性发展过程中如何的衍生跟运作。那因为是弗洛伊德，我们约略可以知道。 小汉斯因为对母亲的仰慕受到父亲的压抑，那所以他把对父亲的仇视跟恐惧转移到了马身上，于是延伸到了马身上。那让他害怕的，与其说是马，不如说是他的父亲。那这是小汉斯的案例。那除了小汉斯的案例之外呢？呃，在歌词中，这个男人还提到了安娜欧。安娜欧是谁呢？安娜欧是。 有一位医师约瑟夫布鲁尔跟弗洛伊德的共同病人，他安娜欧是他的化名，他借此掩饰自己的身份，因为他也算是一个呃身家背景出身蛮不错的女人，那。 这个女人在父亲病逝之后呢，引发了某种歇斯底里的症状，包括了情绪波动、出现幻觉，还会紧张、咳嗽、情感爆发，还引发了部分的瘫痪。有时候她甚至会忘记自己的母语是德语，只能透过英语跟法语来阅读跟说话。他的主治大夫布鲁尔花了大把的时间跟他交谈、跟他沟通，想要挖掘他的病因。刚开始呢。 这位安娜欧呢，只会透过童话故事来把他自己的想法编成了一个，呃，所谓扫烟囱的故事。渐渐渐渐的，当他的主治医师布鲁尔透过催眠把他带回记忆中最让他歇斯底里崩溃的那一点，说出过去的遭遇、痛苦的过去的时候，同时呢，这个案例也成为现在广为人知的催眠宣泄的这个案例。那。 这个案例特别有意思的地方是，安娜·欧后来产对这个她的主治大夫布鲁尔产生了爱意，然后她甚至幻想自己怀了布鲁尔的小孩。就在她有一次很开心的对布鲁尔说“我就要生出你的小孩子”的时候，布鲁尔吓得夺门而出，不敢再为这个安娜·欧看诊。那后来布鲁尔把这件事情告诉弗洛伊德，弗洛伊德直接就。 呛这个布鲁尔说，他的病因有一部分正在于这个安娜欧的病因有一部分正在于他对于这个医生的痴迷，是他自己是这位医生主治医生不够小心，没有能够区隔出医病关系的那条线。那弗洛伊德呢，他不但这样子呛布鲁尔，他甚至把布鲁尔的这个病例跟。 布鲁尔跟安娜安娜欧的病例拿来当他当做他精神分析疗法的基础，可以想象这对朋友的友情就此就宣告破裂了。那关于诊疗室里面的爱情这件事情呢？其实，呃，前一阵子有一部片子叫做《危险疗程》，说的是弗洛伊德跟荣格这一对心理学界的父子。 师生之间的情仇，那这里头的故事重点着重的是荣格跟一位叫做莎宾娜的恶意犹太女子的不伦恋情。那这位莎宾娜呢，是一位十八岁的美少女，家世优异，然后是又很有才华、很有才能。那她因为精神病发产生精神呃有点崩溃、不稳定的状况，被她的家庭送到瑞士的贵族医院去治疗。 那在那里呢？他的主治医师就是荣格。那他在跟他因此跟荣格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产生了一些暧昧的情愫。在《危险疗程》这部电影里头呢，在他的原声带里头特地邀请了钢琴家朗朗录制了一首《齐格飞牧歌》。 之所以选用华格纳的这首《齐格飞牧歌》呢，是因为在片中，荣格在跟女病人莎宾娜乘船聊天的时候，意外的发现两个人都很喜欢华格纳这首曲子。那这等于算是荣格跟莎宾娜之间这段禁忌爱情的主题曲。事实上，华格纳也是为他的妻子创作了这首私密的爱情乐章。那这首结合了纯真与完美、邪恶与罪孽的。 七格飞木歌》就是这样展开的。 加油！哎，奶奶，你先请。哇，妹妹好棒啊，懂得礼让行人。对呀，妈妈说，自行车也是车，骑上可供自行车行驶的人行道要减速慢行，遇到行人也要礼让行人先走。没错，还有骑乘自行车时也要戴好色彩鲜明的专用安全帽，保护自己的安全哦。骑乘单车好开心，礼让行人最安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总局提供。 癌症肿瘤经治疗后为何还会复发转移？因为医师只解决了癌症肿瘤的病果，却忽略了癌细胞赖以生存的环境，病根依然没改善。这便是癌症肿瘤治疗后转移和复发的主因。癌症肿瘤的治疗，您可以选择季群兴中医诊所，在台北市博爱路七十号二楼。咨询专线零二二三一一八一一八零二二三一一八一一八。 时时刻刻抱心愿，听见全世界，全世界。 欢迎收听九八新闻台 FM 九八点一《九八音乐风》节目，我是今天晚上的客座 DJ 蔡怡蓉。刚才我们听了《齐格飞牧歌》，讲到了弗洛伊德、荣格以及美丽的莎宾娜之间的呃微妙的三角关系。回到弗洛伊德与荣格，其实在《危险疗程》这部电影里头，我觉得对我来说更有趣的是，他提到了、谈到了、琢磨了弗洛伊德跟荣格之间的这个。 父子情仇、师生情仇的部分，那他们众所皆知，在呃初次见面之后就畅谈了十三小时，然后彼此都把对方视为最重要、最珍贵的人。结果没想到，在这段深厚的情谊在六年之后发生了变化，等到。 他们在出席一场一九一三年出席慕尼黑国际精神分析大会的时候，从头到尾未曾交换过一句话。但是他们有彼此做过一些辩论。那这场辩论呢，弗洛伊德辩输了，辩输了的结果就是弗洛伊德昏倒了。那昏倒了呢，就形式上象征这段感情走到了尽头。那他们两个因为理念的不同，那从此分道扬镳。那。 荣格曾经对弗洛伊德说出他的梦境，然后也让弗洛伊德针对他的梦境做出分析。他认为弗洛伊德也应该如此。可是呢，没有人可以让精神分析的发明人坐下来、躺下来说出他的梦境。他把他的梦境全部写在书里面，这是因为写在书里面是他可以控制的。回到弗洛伊德这个人。 他对自己的隐私是出了名的有控制狂，是不允许自己的隐私随便被人解读的。这位弗洛伊德出生于一八五六年的五月六日，死于一九三九年的九月二十三日。他是奥地利的精神病医师、心理学家，同时也是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弗洛伊德呢，他跟我们之前提到的那位布鲁尔将。 研究歇斯底里的病的症状成果，写成了《歇斯底里研究》这本书。那这本书的出版呢，也为精神分析创奠定了基础理论基础。在研究歇斯底里的这个病症的过程当中，弗洛伊德在医学史跟心理学史上，初次第一次使用了精神分析学这样子的概念。那这个概念呢？ 用“石破天惊”来形容，我觉得并不为过，因为它除了在医学界、心理学界造成震撼之外，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它在文学界、艺术界、文化领域，简直是成为某种引领风风骚的思考方式。 嗯，弗洛伊德呢？他很爱抽烟，他因为他后来罹患口腔癌，也许跟这个事情是脱不了关系的。为此还开了三十多次刀，但是他始终不肯放弃一天抽二十多根雪茄的习惯。那。 据说他在死后死前，这个老人阅这位老先生阅读的书是巴尔扎克的《驴皮记》。他说这本书正好适合我，他所谈的主题正好就是饥饿。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三日，弗洛伊德死于伦敦。弗洛伊德呢，呃，在有一本书是呃大卫科恩写的《弗洛伊德与纳粹》，在这本书里头呢，记载了弗洛伊德一些有趣的呃生活的一些。 呃，作息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在特别繁忙的情况除外，弗洛伊德每天下午一点到三点是闲着的。这个时候呢，他会稍微休息个几分钟，然后呢就在街坊进行他的保健散步。有时候呢，也会到店里买一点东西。可以想象，他最常买的呢，就是到附近的烟酒店去补充他的雪茄。下午三点到九点是他的看诊时间，有的时候忙起来，甚至会看诊到十点。 那他从下午一点到九点，也就是说，他从散步开始到看诊结束，他是一口东西都不吃的，一直要到六十五岁之后呢，才会在下午五点的时候喝一杯咖啡。晚餐的时候呢，据说他是谈笑风生的，跟亲人都会很和善、很亲、很亲切的聊天。晚饭之后呢，他会跟他的妻子或者是小姨子明娜，或者是女儿安娜一起散步。散步回来就立刻回书房工作。 主要的工作就是回信、写论文，然后编辑主期刊，或者是校正自己的手稿。他很少会在一点以前上床。他每周三还要参加维也纳的协会的例会啊，每周二、隔周二还有犹太社区的例会。周六晚上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牌局之夜。那他喜欢莎士比亚的戏剧，也喜欢莫扎特的歌剧。 他周日呢是算是家庭日吧，会跟家庭、家人、朋友下聚。好几次呢，他跟他的传记作者钟氏会聊到凌晨三点。有趣的，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周日晚上晚饭后，他还要回房写稿。那。 有一次，他晚年了，也不止一次，他曾经说过，世界上同情他寂寞的人，只有他的一位朋友以及米娜。米娜是谁呢？米娜就是他的小姨子。那米娜小姨子跟弗洛伊德之间微妙且暧昧的关系，传颂已久。那实情没有办法有实际的呃证据可以生说明。不过在 弗洛伊德与纳粹这本书里头提到了一件事情，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可以给大家说出来，给大家参考一下。美国国会图书馆到目前为止收藏了一百五十三箱弗洛伊德跟家人、朋友、病患之间的通信、临床记录、其他文件。那其中二十八箱必须要等到二零二零年、二零五零年、二零五七年才能够陆续开放开启。 但是有八箱是永久封存，呃，这八箱永久封存的文件呢，就有两箱是跟他的小姨子米娜有关的文件，还有一箱是跟他的女儿安娜有关的文件。那就后人觉得这这段就是他跟米娜的传说，再加上永久封箱这件事情，一旦做了联想，就会让人想个没完没了了。但是始终没有一个定论 那他的女儿安娜呢？是弗洛伊德非常非常依赖而且呃相信的，既是既是女儿也是助手。那传说他的有传说他的女儿安娜是同性恋，但是始终亲族之中没有人呃实际承认。但是安娜的确有一位过往甚密的密友，然后两人之间的友情长达五十年。那这位。 密友的名字叫做陶乐西，陶乐西已婚，然后弗洛伊德也帮陶乐西做过精神分析。那帮安娜作传的精神分析学者曾经提到过，这两个女人之间的关系是很微妙而且复杂的。但除此之外，我们很难有其他更深一步或更进一步的呃说法或者是理解。嗯，弗洛伊德称他的女儿为安娜·安提冈尼。 安提冈尼是谁？安提冈尼是底比斯之王伊底帕斯的女儿。那这个故事我们稍后再续。现在呢，让我们来听一首来自《f r o d i a n a 这首音乐剧里头的一个插曲，叫做《I Am a Mirror》。 chasing of dreams is not all that it seems, and the ultimate truth is a lie. And you are just a puppet who can dance on a string. Do you feel anything? Would you laugh? Would you care? Would you cry? But the meaning of life is a mystery. How can anyone disagree? And the music of life is a symphony which we play in a minor key. I am a mirror mirror looking at me, you see yourself. I am a mirror, I am a mirror. Every face is someone else. Look at me smile, and you're the clown. And if I dance, you turn around. Look in my eyes and see your tears until the music disappears. So if you are confused and don't know which way to go, you will certainly know from the moment we live and we die. And if it's all a crazy game you don't wanna play, tell me what can you say? It's a joke, it's the truth, it's a lie. But the meaning of life is a mystery that we don't understand so far. And the music of life is a rhapsody if you're happy the way that you are. I am a mirror, I am a mirror, looking at me, you see yourself. I am a mirror, I am a mirror, every face is someone else. Look at me smile, and you're the clown. And if I dance, you turn around. Look in my eyes and see your tears until the music. day to day. But the music of life should be harmony so that anyone here can play. I am a mirror, I am a mirror, looking at me. It's time to go hiking. Go hiking. 起居最多世界顶尖户外品牌，一次购足所需，快上网搜寻 Go hiking。天气好好啊 It's time to go hiking. 世界顶尖户外品牌全在 Go hiking。现在满一千二就抽曼谷七日来回机票优待券，快上网搜寻 Go hiking。酒吧，行家品味。妈咪，你煮的意大利面好好吃哦。老婆啊。 你真的是料理高手哎！我的秘密武器就是选用获得二零一七意大利国际 Extra Virgin 橄榄油竞赛金牌勋章的意大利 Vado 农家瑞特级橄榄油，当然好吃啊！老师说只要得奖就很厉害， <laughs> 宝贝，你说的没错，农家瑞特级初榨橄榄油是单一 f r e n t o i o 品种橄榄纯手工采收，二十四小时内完成冷压制油，不过滤，保留最高营养价值。 含橄榄多酚及维生素 E，有益血管健康。凉拌、煎煮、炒炸都适合哦。农家瑞独立庄园栽种生产特级初榨橄榄油，品质赞。每瓶五百毫升，酒吧行家品味只要八百八十元，两入组礼盒特价一千六百元。快播八三六九二六九八订购，或上网搜寻行家品味。 时时刻刻抱新闻，听见全世界，全世界。 seems and the ultimate truth is a lie And you are just a puppet who 九八新闻台 FM 九八点一九八音乐风节目，我是今天晚上的客座 DJ 蔡怡蓉。刚才我们听的这首歌是《I Am a Mirror》，它是呃 Alan Parsons Project 里头的邀请来助阵的英国歌手 Leo Sayer 所主唱。那这首歌呢，不停的呐喊着：“我是一面镜子，我是一面镜子，你看着我，你看到的是你自己，但你看到的同时，也是别人的笑脸。” 那究竟你看到的是谁？你自己到底知不知道？那眼见不为真，口说不为凭。如果你全盘接受所看所听的，那么谎言跟真实又有什么差别？我记得在《红楼梦》里面，他提到“假道真实，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所谓阅读啊。 我常觉得，所谓的故事跟阅读，就是一个假的要死、真的要命的一个经验。你阅读文本的时候，为虚拟人物留下的辛酸泪、燃起的冲天怒火，是真的还是假的？那如果你的情感是真的，那那些文本人物是假的，那么眼泪是真的，笑容是假的，情感是真的还是假的？这一片真真假假，你要如何分别？ 镜中的自我永远只是你想要看见的模样。所谓的真实，稍纵即逝，召唤出来的从来都不是原本的那一个。从这首之歌看起来，人生跟记忆一样，跟阅读一样，诠释之后只剩下谜团跟不确定，实在太刺激了。怪不得人既爱照镜子，也不爱照镜子，因为你永远没有办法确定你看到的究竟是什么。 呃，回到刚才我们提到的弗洛伊德、佛贝贝，弗洛伊德的女儿呢，曾经说过，她说啊，她认为她父亲最突出的特质就是他的单纯。弗洛伊德非常讨厌那些会让生活复杂的东西，这是他在自传里头提到的。不管是自己或别人都一样。弗洛伊德一生呢，大概总共只有三套衣服、三双鞋子、三套内衣。他坚决地表示。 只有他自己有权利要向别人显露多少，或隐藏多少自己的性格。他讨厌任何切身的问题被询问，对于其他一切问题，他都会无拘无束的表达意见。可是很奇怪哦，他不善替别人保守秘密，他好几次都把不该泄露的同事私生活告诉他的传记作者钟氏，这是钟氏自己说的。那。 弗洛伊德自己是这么说的啦，他说：“每一件被遗忘的事情都有他痛苦的一面。如果以病人的人格来的标准来衡量，如果他不是不能苟同，就是这件事是令他引以为耻的。然后，正因为这样子痛苦的事情是在不知不觉间形成的，所以呢，他才会被遗忘。也就是每一件被遗忘的事情。” 不但都有其痛苦的一面，而且都有其原因。只要你愿意追究，都可以抽丝剥茧的剥下来。可是因为没有人能够让精神分析的发明人躺下来说出来他的梦境跟他的想法，所以我们没有人可以确实的知道属于弗洛伊德的痛苦、快乐以及愤怒吧。接下来呀。 我们看到了别人眼中，就是安娜眼中的弗洛伊德，中式眼中的弗洛伊德。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位从旁切入的，呃，在纳粹与弗洛伊德的这个大卫·科恩，他观察到怎么样的弗洛伊德？呃，比如说，他说，弗洛伊德啊，你如果说他。 他提出来的理论震撼了整个二十世纪，可是他并不是作风很大胆的人，也就是说，他不是那种会在陌生人面前亲吻自己太太的人。他常常说，人生有三件事情不能打经济算盘，那就是健康、教育跟旅行。他还认为啊，让孩子们穿着好的好的衣服，对他们的自重自爱是很重要的。 他非常反对把自己作为传记人物让别人书写，因为啊，他理由之一是说，他一生中最就是他的思想。那至于他的私生活，他认为不关别人的事情。谈到天赋，他说他永远不满意。 因为他说，如果有一天他可以跟神许愿的话，他想要当面埋怨上帝没有给他足够的天赋。他说啊，他自己这样形容自己：他说，我并不是一个真正我，我并不真的是一个科学家，也不是观察家，也不是实验家或思想家，我只是一个具有征服者气质的冒险家，也就是一个具有冒险家好奇、勇敢和不屈不挠精神的人。弗洛伊德是这样子形容自己的。 那别人怎么看他呢？大卫·科恩认为弗洛伊德很爱吓人。他晚年持续思考事实上，他从年轻思考到老，他很喜欢惹麻烦，到生命的最后一天都天不怕地不怕。他从他的传记到他的著作，都惹毛了很多人，特别是所谓的正统派人士。呃，在《摩西一神教》的这本书里头，他形容上帝是有身份认同障碍的神。那。 在那个幻象的未来这篇论文里头，他说，如果石器时代的祖先可以躺在石头椅子上，那么就会世界知道世界上根本没有神。有人认为啊，弗洛伊德的著作很可能都是为了说出来惊吓中产阶级而产生的。当然，也许不尽然如此了。但是，我觉得这样子爱吓人的佛贝贝其实还蛮酷的。 人类应该时不时的被惊吓一下，被震撼一下，就好像衣服跟棉被应该时不时要抖一抖，才能抖出一些自己都搞不清楚会掉出什么东西来。接下来啊，让我们来听也是《f r o f r o d i Anna》里头的另外一首插曲，叫做《You Are On Your Own》，这是由英国女歌手 K K D 所主唱的。 never made it as a wise man. I couldn't got it as a poor man stealing. Tired of living like a blind man. I'm sick aside without a sense of feeling. This is how you remind me. This is how. You remind me of where I really am It's not like you to say sorry I was waiting on a different story This time I'm mistaken I the bottom of every bottle These know that I said I loved you and I swear I still do It must have been so bad Cause living with me must have damn near killed you This is how you remind me This is how you remind me Of what I really am It's not like you, it's a story different story This time I'm mistaken For handing you up, I would break it And I've been wrong, I've been down into the bottom of every bottle These five words in my head Scream Are we into the bar. Maybe I didn't treat you quite as good as I should have. Maybe I didn't love you quite as often as I could have. I should have said and done. I just never took the time. were always on my mind. You were always on my mind. Maybe I didn't hold you all those lonely, lonely times. And I guess I never told you I'm so happy that you're mine if I made you feel second best. Girl, I'm so sorry I was blind. You were always on my mind. satisfied. I should have said and done. I just never took the time. You were always on my mind. as I should have. Maybe I didn't love you quite as often as I could have. Maybe I didn't hold you all those lonely, lonely times. And I guess I never told you. I'm so happy that you're mine. my love, what a tale my thoughts would tell. Just like an old time movie about a ghost from a wishing well. In a castle dark or a fortress strong. 偏远地区的老人家吗？他们有了病都不愿意上医院，为的什么？省下钱来好买米。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孙悦，请捐款支持基督教救助协会一九一九食物银行，让我们把食物包亲自送到老人家的手中，让他们三餐不断炊，健康有盼望。一九一九，要救要救。 公司订单这么多，资金去哪里找啊？能还了啦！你可以申请台湾气营的富利旺专案优惠贷款啊！只要公司是设立满三年且营收在一千五百万元以下的小微企业，就可以申请营运资金，让你无后顾之忧。富利旺融资周转新利器，真正是好利翁啦！小微企业周转更有力气，请洽台湾气营全省各分行。 您现在收听的是九八新闻台，FM 九八点一，News 九八，台湾全民广播电台。现在时间清晨五点整。News 九八，时时刻刻报新闻，听见全世界。 Non-stop，Non-stop，不会停。Music non-stop。欢迎回到酒吧新闻台 FM 九八点一九八音乐风第二个小时的节目现场，我是今天晚上的客座 DJ 蔡怡蓉。 刚才听到的是 Alan Parsons Project 里头的 "You Are On Your Own" 这首歌的主唱是女歌手，英国女歌手 Kiki D。这首歌呢还有个副标题叫做 "The Mother and Son Relationship"，母子关系。母子关系，不论在任何时候、任何时代，特别是在弗洛伊德的学说里，都是特别微妙而且暧昧的。那在这首歌里头呢，他提到。 你来的时候是个小屁孩，离开的时候成了男人。问题是，你真的能够离开吗？离开家之后，你能够找到自己回家的路吗？或者自己的路回家吗？或者成为找不到回家路的小男孩？母子关系究竟应该如何安置？大灾问，可能也是没有答，甚至是无法言说的。 那我没有打算回答这个问题或者言说这个问题，但是我不得不说的是，迪比斯王伊底帕斯的故事。如果有所谓的完美风暴的话，那我觉得伊底帕斯的故事几乎是像完美风暴一样的完美悲剧。它结合了命运、个性、意外、日常、人神之间的拉锯、人与人之间的情仇、罪孽与神圣。 鲜血与热情，忠诚与叛离，终极死亡，无法言说，言说不尽，不可说，不愿意说。它简直像一张、一条无限循环的莫比乌斯带，起始就是终点，终点就是起始。谁是伊底帕斯王？讲到伊底帕斯王之前，让我们先回到真理之神阿波罗，在迪菲神殿的女祭司。 他侍奉的就是阿波罗，真理之神阿波罗。这个女祭司预言，底比斯的国王伊拉厄斯会死在儿子的手里。于是呢，这位伊拉厄斯国王自以为很聪明，在儿子一生下来就绑住他的手脚，扔到荒山去等死。但是奉命执行的牧羊人心生怜悯，偷偷的把婴儿转送给柯林斯的国王，在柯林斯。 国王国工作的另外一个牧羊人，柯林斯这这位柯林斯王国工作的牧羊人，再把这个婴儿转送给柯林斯国王波吕波斯。国王呢，这个柯林斯的国王，把十字荒山的这个小婴儿当做亲生儿子一样的抚养长大。对这个过程毫无所知的迪比斯国王呢，以为自己比神高明。 以至于他最后是死在他一直以为自己能够躲过死在自己儿子之手的这个厄运，没想到呢，命运终究还是回过头来找他了。在我看来，底比斯王伊底帕斯的故事是像完美风暴一样的完美悲剧，它结合了命运、个性、意外、日常、人神之间的拉锯、人与人之间的情仇、罪孽与神圣、鲜血与热情。 忠诚与叛离，终极死亡，无法言说，言说不尽，不可说，不愿意说。我觉得它简直像是一个无限循环的莫比乌斯带，起始就是终点，反之亦然。话说，供奉真理之神阿波罗的狄菲神殿里的女祭司，她预言迪比斯的国王伊拉俄斯他会死在自己儿子的手里。于是呢，这位国王他自以为很聪明。 在儿子一生下来就绑住他的手脚，扔到荒山上去等死。但是，所有奉命执行的牧羊人都会心生怜悯，偷偷的把婴儿转送给另外一位在柯林斯王国工作的牧羊人。柯林斯国王在柯林斯王国工作的牧羊人在偷偷的将这个婴儿送给柯林斯国王波吕波斯。 这位国王把他当做亲生儿子一样抚养长大，父子之间的感情非常好。所以，当迪菲神殿的女祭司再度发出预言，说这个婴儿，也就是长大之后的伊底帕斯，他会杀掉自己的父亲。伊底帕斯心里以为他会杀的是柯林斯的国王波吕波斯，他为了要逃离他的命运，于是呢，他就。 简直就是摸黑离开了柯林柯林斯，因为他不想要落入杀父娶母的这种悲剧的循环里面，而且他发誓永远不再回头。于是呢，我们这里有了两个以为战胜了命运、战胜了神谕的人，一个是底比斯的国王伊拉俄斯，另外一位就是伊拉俄斯的儿子伊底帕斯。 伊底帕斯流浪到了底比斯附近，在山岔路上跟一台马车发生冲突，受就马车上的人受到马车上的人的推挤跟攻击，他一失手杀光了车上，我记得好像五个人还是七个人吧，其中有一个就包括他的亲生父亲伊拉俄斯。自以为聪明的国王，终究逃不过命运的捉弄。 在十字路口死在亲生儿子的手里，但是他自始至终，一直到死，都以为他死在陌生人的手里。我觉得在这里命运不知道算是仁慈还是残酷，但是我们可以继续往下看。当时的迪比斯等于遭受到双重攻打击，第一个打击就是他们的国王。 死于非命。第二个打击是，当时的迪比斯城被人面狮身怪兽斯芬克斯困住。这个怪兽呢，是一个谜语大王，谜语大王，他特别喜欢出谜语考人。你答不出来，他就把你吃掉。他的谜语呢，目前来讲已经是众所皆知了。什么动物早晨四条腿走路，中午两条腿走路，晚上三条腿走路？奇怪的是，当时没有人能够解答。一帮人伊底帕斯解救了围城。 回答了这个答案，解解答了这个终极密码。殊不知，另外一个悲剧的密码开始启动，因为他解决了斯芬克斯这个大怪兽。那刚刚成了寡妇的美丽皇后，为了要答谢这个一帮人，就下嫁，并且把迪比斯王送到了这个一帮人手里，于是亲手完成了当年阿波罗。 以及狄菲神殿女祭司传达的神谕，伊迪帕斯成为弑父娶母的罪人。那弑父娶母的伊迪帕斯，在完成了这样子的人伦悲剧之后，生了两个儿子、两个女儿。若干年后，悲剧再度攻击迪比斯，因为迪比斯城发生了没有办法控制的瘟疫，这个瘟疫呢，让全国人民受苦。 然后死伤惨重，于是国王亲自到神殿里头请问神谕发生了什么事。神谕说必须找出杀死老王的凶手，并且给予惩罚。于是啊，凶手成为侦探，抽丝剥茧，CSI 终于找到了真凶，那就是自己。全部应验，我的光明变成黑暗，我遭天谴了。这是伊底帕斯知道自己是杀父娶母的。 人伦凶手之后所说的话，王后自杀，伊迪帕斯没有自杀，他把他自己的光明变成黑暗，因为他动手挖出眼珠，然后放逐了自己，到处流浪。他的女儿安提冈尼陪伴老父到处流浪，到了雅典，受到雅典国王铁修斯的善待。伊迪帕斯，这个人类终极悲剧的王子。 总算在雅典终老善死。那悲剧还没有结束，悲剧延悲剧延续到他的第二代，他跟母亲乱伦生出的子女，发生了一轮串的战争与死亡的事件。刚才提到安提冈尼陪伴他的老爸爸到处流浪，成为了孝顺女儿的代表。他的两个兄弟呢？弟弟为了争夺王位驱赶哥哥。 哥哥募集大军进攻底比斯，七勇士进攻七座城门，七个猛士死守七座城门。两个妹妹呢，就等着吃听其中一位手足的死讯。到最后，两兄弟同时死亡，互望落泪。哥哥说：“我的弟弟呀，我的敌人，亲爱的，把我葬在故乡，至少要让我分享故乡的泥土。”迪比斯城赢了。 新王宣布，攻城者不能下葬。守城的弟弟被极哀荣，哥哥就给他曝尸荒野，无法安息。安葬使者呢，是当时最神圣的职责。自己人需要安葬，异乡人客死他乡，你也应该要一视同仁。但是这位继承了迪比斯国的新王宣布，谁敢安葬这个叛徒哥哥，他就要把他处死。安提冈尼抗旨，他趁风沙大的时候跑到城外。 把他自己的大哥给葬了，他正在祭拜。这个新国王问他说：“你知道我的命令还敢违法？”他说：“那是你的法令，不是天神的法令。天庭的不成文法不是只有昨天或者明天适用，那是千古不移的。”那安提冈尼还有另外一个妹妹，也就是乱伦之子其中最小的一个伊斯敏，她哭着出来说：“是他自己帮着姐姐一起埋葬的。”安提冈尼不承认。 他说：“妹妹没参加，是我一个人做的事，叫她闭嘴。”他说：“你选择生，我选择死。”他受刑的时候说：“看看我，我受极刑，只因为我支持上苍的法令。”安提冈尼的恨与怨与爱，我们等一下再继续谈。先让我们来听一首 “No one can love you better than me”。 哦，可是证券开户好麻烦。别傻了，现在用国泰证券线上开户 APP，只要三步骤，五分钟就可以轻松开户啦！哇，这么方便！还有呢，现在新户成交就送五百元 C 位热门商品卡，开户后三个月内交易满三百万，再送一年五十二期《金周刊》杂志，数量有限，动作要快哦！那我要赶快去开户，快去下载国泰证券线上开户 APP。 送礼送健康，健康又美丽。意大利 Vogue 农家瑞百分之百有机天然蔬菜汁，健康农家瑞，营养每一天。欧盟认证有机农场蔬菜，市面上唯一含维生素 A 的胡萝卜汁，花青素 B 群含量高，原汁原味不加水。Jasons 及有机超市贩售中，给家人喝安全的意大利 Vogue 农家瑞百分之百有机天然蔬菜汁，关心您的健康与美丽。聚德富总代理。 世界。欢迎收听九八新闻台 FM 九八点一九八音乐风节目，我是今天晚上的客座 DJ 蔡怡蓉。刚才我们讲到了安提冈尼，安提冈尼。 我觉得她是，呃，伊迪帕斯的这这个故事里头非常，我觉得个性是非常复杂跟矛盾的一个女性的角色，特别是她在跟她的妹妹最后在的对话，也就是说，她的妹妹本来不肯抗旨去安葬自己的哥哥，安提冈尼坚持，但是后来她的妹妹想要出去跟姐姐分担。 抗旨之后的结果被姐姐斥回，叫他闭嘴。因为你选择生，我选择死。我常常在想，安提冈尼当时究竟是真的火大生气了，觉得这个妹妹也未免太贪生怕死，或者是他想要抢救迪比斯王最后的一个血脉，尽管是一个乱伦的血脉，所以以这种方式想要保存自己妹妹的一线生机。我觉得这已经。 没有办法，我也许两者都有，吧。我是这么想。那我觉得这种种是这些种种的纠葛，都让安提冈尼的这个角色更形复杂。那对照这个，我们再回头看看，记不记得之前，弗洛伊德称他的女儿安娜是我的安娜安提冈尼，也就是说，弗洛伊德某种程度把自己当成伊蒂帕斯，而。 他的女儿安娜，就是陪伴那个盲眼老妇到处流浪、寻找安身之所的孝顺女儿。啊，我觉得这个类比很能够触动一些意识或潜意识的东西吧。我们刚才谈到的是伊底帕斯情节、恋母情节，接下来啊，我们来看看这个恋父情节——伊莱克查的故事。 率领希腊人远征特洛伊的阿格门农将军，他有一妻二女，还有一个小男孩奥特、奥瑞特、奥瑞斯特。这个阿格门农是谁呢？他的弟弟就是海伦的丈夫。海伦是谁呢？海伦就是引爆特洛伊战争的大美人。那这个家族很不得了，这个家族是半神半人，是宙斯之子的后代。那这位宙斯之子呢，非常的骄傲自大。 他杀了自己的儿子，他他享有特权，他可以在伊迪帕，他可以在山上奥林帕斯山上跟神共餐，也可以请神到他的家里进食。那这在当时来讲是很大的恩典。可是呢，他却杀了自己的儿子，献给众神吃。他以最害人的方式证明自己可以糊弄神，也就是说，哈哈，神你不知道你吃的是什么。结果呢，他这样子的做法是要付出代价的。 若干年之后，进攻特洛伊的希腊人要进攻特洛伊，再等一阵风，船才能够驶出港口。但是这阵风始终不来，船开不出去。大将军阿格门农必须要献祭，然后祈求神的开心，让这阵风能够准时的到来。他献祭的对象就是自己的女儿，他的女儿不知道自己的爸爸要把他当成祭品。 开开心心、乖乖的听话去找爸爸，然后接下来就是被乱刀砍死，然后死在祭台上。哦，十年不晚，十年之后，特洛伊战争打了十年不止。等到他阿格门农将军凯旋归来，他的妻子就伙同他的拼夫杀死了大将军。杀死了老公之后的将军之妻高兴地说。 老公的鲜血像水雾喷溅在我的身上，这是死亡之雾诶，美得像是天庭里的甜雨。另外一个女儿叫做伊莱克查，这个女儿跟妈妈一样，女儿复仇十年不晚。她等到弟弟长大了，跟他说，爸爸的血海深仇，要他为爸爸报仇。怎么为爸爸报仇？就是杀掉自己的妈妈。阿波罗的嫡妃神殿神谕，这时候又说话了。 他说：“那个弟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于是又去请求神给他指示。神跟他讲：‘就报仇吧，用旧血偿新血，然后杀掉你的杀父仇人。’那人那个杀父仇人，也就是他的母亲。那非常痛苦的奥特瑞斯，成长大成人之后的奥特瑞斯，在姐姐的指示之下。” 完成了报杀父之仇的大任，也就是他最神圣的任务，包含了最血腥、最邪恶的过程，那就是把自己的母亲杀死。那这场血海深仇没完没了，那以血止血，父亲的仇由母、由女儿来报，由生、由热爱父亲的女儿来报，然后是假借妖帝之手。那这场悲剧不知从何说起。 一团鲜血喷洒在一团，喷洒成一团。但是那位母后却说：“鲜美如天堂的鲜，天堂的雨。”那所谓的悲剧啊，究竟要怎么终止悲剧？要怎么安抚悲剧？后来的心理学家认为，哀悼可以是安抚悲剧、化解悲化解悲剧、走出悲剧的方法。但是哀悼的方式有很多，你是要躲起来一个人舔舐伤口。 还是要集体共同的分享对这个死亡的愤怒，或者是啊伤心，可能每个人有每个人选择的方式。我不知道，在伊底帕斯悲剧以及阿格门农悲剧里头的人们会选择什么方式解决。但是在解决悲剧之前，也许我们可以先来听一首《Upper Me》，它也是《Frodianna》里头的一首插曲。 它是由，呃，英国歌手 Eric Stewart 应邀，作为主唱歌手的。 away. I'm so 超值的游轮行程，哥斯达幸运号十一月起航，山富旅游邀您体验十万吨海上博物馆、歌舞表演、威尼斯面具舞会、龙虾大餐，美食欢乐一价到底。金龙港出发前往日本冲绳周末航程，限时优惠，两人舱每人只要一万两千元起，第三四人舱四千八百元起，还有孩童零元专案哦。搭游轮找山富，山富旅游。 c l e a r p e x 克利超跑膜系列隔热纸，国际赛车场上指定的隔热防爆膜品牌，美国百年工厂制造，荣获国际多项专利，有效阻隔车内热能。c l e a r p e x 克利超跑膜系列隔热纸，清晰度符合国际超跑赛事标准，守护爱车，更守护车主安全。详情请洽零八零零五零零九九三。 时时刻刻抱新闻，听见全世界，全世界。 欢迎收听九八新闻台 FM 九八点一九八音乐风节目，我是今天晚上的客座 DJ 蔡怡蓉。今天晚上真是个血腥的夜晚，从迪比斯的伊迪帕斯到阿格门农，无一不是鲜血喷溅。但是今天晚上的鲜血还没喷完，接下来我们要听的是哈姆雷特的故事。哈姆雷特是史上另外一个有着伊迪帕斯情节的著名的文学人物。 但是他究竟有没有伊底帕斯情节？呃，美国右派学者哈洛布伦深深不以为然。他对弗洛伊德把哈姆雷特当做呃分析伊底帕斯情节的这个标点当做一个标注人关键人物来分析，他觉得非常不以为然。至于有或者没有，我们啊，毕竟还是要从文本里头来找证据。 我记得我前一阵子去看那个《哈姆雷特》的舞台剧的时候，当剧情发展到第三幕第四场，在皇后寝宫里头，哈姆雷特深入王后寝宫指责他的母亲的时候，他的一段话说的所有的观众坐立不安。他说了什么呢？让我们来听听看。他说：“哈姆雷特对对着他的母亲说，你的行为可以使贞洁蒙污，使美德。” 得到了伪善的名称，从纯洁的恋情的额上取下了娇艳的玫瑰，替上替他盖上一个烙印，使婚姻的盟约变成了赌徒的誓言一样虚伪。接着他又说：“可耻啊！你不觉得惭愧吗？要是地狱中的逆火可以在一个中年妇人的骨髓里煽起了蠢动，那么在青春的烈焰中，让贞操像蜡一样融化吧。当无法遏阻的情欲大组进攻的时候，用不着喊什么羞耻了。” 因为霜雪都会自动燃烧，理智都会做成情绪的奴、情欲的奴隶呢。这是个儿子对母亲说的话。请问，为人子女者有多少人会在父母的寝室里头对着父母讨论他们的性生活？哈姆雷特还没说完，他又说：“嘿，生活在汗臭、垢腻的棉床上，让邪淫熏没了心窍，在污秽的猪圈里调情弄爱。” 听不下去了，听不下去了，因为王后也听不下去了。她大喊：“不要再对我说下去了！”这些话像刀子一样戳进了我的耳朵里了。不要再说了，亲爱的哈姆雷特。但是濒临疯狂或者已经疯狂的哈姆雷特完全不管，他满心满脑子只能看见自己的母亲跟自己的叔父睡卧在曾经是母亲跟父亲的卧床之上。他说。 啊，让你的灵魂清静一些，晚安。可是不要上我叔父的床，即使您已经失节，也得勉力做一个贞洁妇人的样子。虽然是一个可以使人失去羞耻的魔鬼，但是他也可以做一个天使。作为就对于勉力为善的人，他会用潜移默化的手段使他喜恶从善。 您要是今天晚上自家抑制一下，下一次就会觉得用这一种自制的功夫并不怎么为难，慢慢的就可以习以为常了。接着他又说：“我现在先去把他的尸体安顿好了，再来承担这个杀人的过咎。晚安。为了顾全母子的恩慈，我不得不忍情暴力。不幸已经开始，更大的灾祸还在后面接踵而来？再有一句话，母亲。” 王后说：“什么事？我应该怎么做呢？”哈姆雷特这样说：“我不能禁止您不再让那肥猪似的剑王引诱您与他同床，让他拧您的脸，叫您做他的小老鼠。我也不能禁止您，因为他给了您一两个恶臭的吻，或者是用他万恶的手指抚摸您的景象，就把您知道的事情一起说了出来，告诉他：我实在是装疯，不是真疯。” 你应该让他知道的，因为哪一个美貌、聪明、懂事的王后愿意隐藏着这样重大的消息，不去告诉一只蛤蟆、一只蝙蝠和一只老熊猫呢？这是一个儿子在丧父的悲痛中冲进母亲的寝宫，在母亲与叔父的卧床之前，堂而皇之地讨论他们两个如何在床上进行背叛父亲的种种行为。 我记得，当我坐在台下，看着台台上的演员读出这些字句的时候，那种震撼，实在是比此刻的我单独念着独白，感觉来的更加强烈。我觉得，呃，在舞台上的哈姆雷特王子表达出来的，仅不仅仅是愤怒，你很难不察觉到他字里行间里头表达出来的那种嫉妒。 那这种微妙的情感纠结在一起，无法可解，无理可，就变成文学上永远的一个悬案，成为后人永远要尝试诠释或尝试解开的一个扭一个结。我同时想到几年前有一部电影叫做《女巫猎人》，找来了帅气的鹰眼。 就是在那个复仇者联盟也鹰眼的那个男生演男主角，然后另外一位英国女演员演女主角。那女巫猎人呢的情节，基本情节就是套用，呃，童话故事《汉斯与葛瑞托》这位悲情兄妹被父母亲扔到森林里面，遇到巫婆，也就是糖果屋的故事了。那这个故事啊，常常令我觉得不安，因为这对兄妹被抛弃之后，到了森林里面。 他们遇到了老巫婆，然后跟老巫婆有过一番折斗之后，然后他们两个想办法活了下来，兄妹相依为命，在黑暗的森林里头单独活了下来。我们在很多的神话故事里头都可以看到，当天地洪荒之后，只剩下的一对男女，到最后都不免成为夫妻，尽管他们是妇女。 尽管他们是兄妹，我每次在读汉斯与葛瑞托的《呃糖果屋》故事的时候，都隐隐觉得有一股乱伦的骚动在里头骚动着。《女女巫猎人》这部电影呢，我永远记得《卫报》的影评说，拍摄这部电影，呃，这部电影呢，把汉斯与葛瑞托的故事夹杂了猎杀吸血鬼的故事。 变成了一座一部那个动作片。那《卫报》的影评是这么说的：他说这部片里头最该猎杀的不是女巫，而是这部片子的制片，因为实在太烂了。那撇开它的烂不说，我觉得它隐隐的拍出了汉斯·伊葛瑞托之间那种若有似无的乱伦情节，我觉得是这部烂透了的电影里头唯一的可观之处吧。那接下来让我们听听《女巫猎人》的原声带里头的插曲《Bondi》。 收听九八新闻台 FM 九八点一九八音乐风节目，我是今天晚上的客座 DJ 蔡依荣。我们已经节目进行到这里，来到最后一段了。鲜血喷溅到这个时候，悲剧发展到这个时候，难道没有其他的可能性或者希望存在了吗？也许有吧，应该要有吧。让我们先来听这首《There But For the Grace of God》。 这也是《Frodianna》里头的一个插曲，它是由英国的歌手 John Miles 以及另外一位英国女歌手 Marty Webb 所合唱的。 a song 面对命运的无常，面对疾病苦厄，面对神域恒常不可撼动，面对自我的微渺无力，难道只能束手成为刀俎上的鱼肉，任凭宰割？疯狂，太疯狂！天堂是泪水浇灌出来的，夜空是长矛般的流星喷射出来的。写出纯真之歌与呼呼呼的威廉布莱克如是说：神的一线荣光，也许就跟风中残烛跟希望一样，但是。 这残烛，这微光，也许正是宽慰许多人的天堂。我们都需要这个残烛，我们都需要这份微光。记不记得我们一开始是从有一个男人误闯博物馆，然后发生了博物馆惊魂夜的故事？他在博物馆里头过了一夜，然后弗洛伊德经典案例里头的病人跑出来跟他说话。我们之前说了安娜欧。 还有小汉斯，但是经典案例不止如此。另外一个经典案例是鼠人，对弗洛伊德来说，这个案例深具意义，这让他有机会去验证他之前用在治疗各种精神分析方法是否在不同条件对其他的病人一样有效。所以在鼠人的案例里头，他主要研究的是属于强迫症。 呃，当他这位病人去找他帮助的时候，他有高度的强迫症，他害怕自己会割喉死亡，他脑袋里头有很多极端的幻想，然后会让他自己没有办法收拾的恐惧。那一些事情会发生在他的父亲，跟发生在他一个纯粹想象出来的女性年轻女子身上，而且他非常害怕老鼠。他。 听过一个故事，那是一个非常恐怖的酷刑的故事。他很害怕那个酷刑会用在他的身上。那是一个什么样的酷刑呢？那就是说，那样的酷刑就是把老鼠放在桶子里，然后把桶子倒置，压迫在倒盖在那个罪犯的臀部，老鼠就通过罪犯的肛门去找出路。然后他就很害怕那个老鼠他自己会遭遇到这样的结果。那他被这样子。 这个案件的主那个主角，我们后来就称之为“鼠人”了。那这个“鼠人”深受这个幻想的可怕的事情的可怕的事情的折磨。那经过这个弗洛伊德的分析之后，他认为他患有伊底帕斯的情节，也就是他有恋母情节，导致他在爱恨跟恐惧方面的情感失衡。那 这件事情让弗洛伊德再次的证明，再次的确认，他认为自己在这方面的精神分析是可以再继续往下走，可以再继续往下走下去的。所以这个案例在他的整个精神分析的理论过程当中，是占有等于说是蛮有关键地位的了。那另外还有一个狼人的案例，狼人的案例呢，被称为有人认为是。 弗洛伊德最重要的个案，也就是一个年轻的俄国富豪子弟，他在二十三岁的时候求诊于弗洛伊德，展开与就是展开一连串的精神分析，因为他有动物恐惧，然后有焦虑，然后有强迫的症状。后来呢，他痊愈了，他甚至成为了一名保险律师，而且他甚至忘记了年轻的时候曾经发生过这件事情。也许。 这样子的一个案例，勉强可以称之为“风中之烛”，勉强可以称之为“黑暗中的微光”吧，一线希望吧。谢谢大家今天晚上的收听，拜拜。 a soul that is not ours to keep. your mind's made up, when your mind's made up, there's no point trying to change it. When your mind's made up, when your mind's made up, there's no point trying to stop it. You see, you're just like everyone when the shit falls, all you wanna do is run away and hide all by yourself. When there's far from, there's nothing else when your mind. when your mind's made up, when your mind's made up, there's no point trying to fight it when your mind. 年轻人走个山路就脚软，来，你坐一下。这四个字你念念看：气壮山河。气很虚哦。对。额头都是汗，我摸摸看。嗯。 差不多了。我是说，现代人都差不多，白天操劳，晚上不睡，这要千补要调理。来，这一瓶千补养气茶，有红枣、人参、枸杞，要常喝哦。啊！再念一次，气壮山河，补气润色，宝利达千补养气茶。 我三十五岁，我月付一点八八万起，买到双语学校和 shopping mall。你没听错，雅兴新乐章首付三十万起，买林口正核新三房，让你轻松成家。雅兴新乐章二六零八七七七七。您现在收听的是。